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日本人对瓜岛发动了第一波大规模的海陆反击失败之后啊，双方呢摩拳擦掌，准备下一次大战。十月十三号开始，日本海军先出动了这个舰爆机，对亨德森机场呢开始密集轰炸。 之后又开来了栗田健南少将的第三战队，啊，用金刚号和真名号两艘战列舰炮轰机场，前前后后这个发射了将近一千发十四英寸口径的炮弹，啊，岛上啊就跟火山喷发一样，尤其是日本海军的三式弹啊，类似于燃烧子母弹，一发炮弹呢能够这个发射出九百九十六个小型燃烧弹，一炸就是一大片。 是吧？岛上日军远远的看着，啊，心里可美了。啊，白武中将给海军发电，是吧？说两艘战舰胜过千门野炮。这次轰炸一共击毁了美军四十八架飞机，机场跑道呢被那被炸的坑坑洼洼，跟月球表面的。但是没有两天就被机械化的美军工兵修好了。 日军紧锣密鼓，美军这边也不含糊。那陆战一师从登岛以来也打了将近俩月，可以说是人困马乏。而且因为大部分人呢都是新兵蛋子，没打仗前呢先被带到这个湿热难耐、蚊虫肆虐的瓜岛，更是被折磨的呀不清醒了。哎，很多士兵啊精神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得到这种情况之后，尼米兹上将果断采取措施啊。首先对瓜岛加强兵员物资补充。这个时候，美国人呢还没有完全掌握瓜岛的制海权。为了掩护运输船队，是吧？美军一艘护航航母“胡峰号”还被日本的潜艇偷袭击沉了。另外呢，卢尼米兹调来了绰号“蛮牛”的悍将哈尔西，接任南太平洋战区司令。 哈尔西来了之后，对这个范德格里夫特将军保证啊，说要尽一切努力支持瓜岛作战，并且呢告诫陆海军将领，谁不配合谁走，我这儿不留孬种啊。所以在这个蛮牛的带领下，美军士气大振。十月十六号啊，这个瓜岛日军呢开始行动啊，在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个日本那个神鬼参谋石正信的忽悠之下。 是吧？日军七千人的精锐部队，在师团长丸山正南中将指挥下，穿过丛林，从背后攻击美军。主力部队呢，从正面进攻，计划挺不错，但是执行起来啊，就走了样了。首先，丸山中将的部队走的这个原始森林，那太原始了，是吧？丛林茂密不说，说其中呢，还包括众多的河流、小溪、沟壑和山脊。 十五英里的路，完山走了八天，一天只能前进两英里。到了二十四号晚上，才终于挣扎着开始进攻，是吧？这时候日军的主攻第一波部队早就被打退了，十辆日本小坦克刚一出动就被美军火炮是一通招呼，直接就打散架啊，打成零件儿。 三路夹攻变成了三路分别进攻，完山的奇袭呢，也就成了强攻。结果连续两个晚上冲击美军正面防线，被严阵以待的美国兵用步枪、机枪、迫击炮、火炮、反坦克炮进行了可怕的大屠杀。小股突破防线的日军也很快被肃清。战斗到二十六号。 历经日本近代所有战争的第二师团，基本上就被打废了，士兵阵亡三千人，军官阵亡了一半，连队长几乎全部阵亡。而美军这边呢，仅仅牺牲了八十个人。就这样啊，参谋石正信和军长白武依然不放弃，要求继续增兵。日本呢，在这个拉包尔成立了第八方面军。 <laughs> 统辖白五的十七军和安达二十三的十八军，在十二月前又送了两个师团登陆，一度兵力达到了三万多人，但是还是没能有所突破，战果没有，吃饭的嘴一下多了这么多，后勤补给啊就更跟不上了，所以这么一来，路上的战斗就陷入了僵局。就在完山发动进攻的十月二十四号。 南云中一带着他的航母舰队来到了瓜岛附近啊，出动飞机对这个亨德森机场进行轰炸，同时呢还在搜索附近可能出现的美国航母舰队。美军航母确实正在来的路上啊，由这个金凯德少将指挥，下辖已经修好的企业号和大黄蜂号，准备呢在圣克鲁斯群岛截击日军舰队。就这样。 两支航母大军碰上，双方呢就爆发了圣克鲁斯海战。十月二十六号一早，两支舰队逐渐接近，都派了飞机搜索对方。但是两边派的飞机不一样，美军这边十六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等于是武装侦察；南云这边呢就派了几架这个纯种侦察机，等于佛系侦察。 恰恰就这一点不同，让美军占了先手，击中了日军一艘护航航母。然后南云派了六十多架飞机，重创了美军“大黄蜂”号航母。然后美军也击中了“翔鹤”号，啊，但是没有击沉。随后南云又派了三波攻击机，啊，“大黄蜂”号在劫难逃，被击沉了。日本人虽然取得了战术胜利，但是损失了一百五十名飞行员。 这可以说是日本海军航空兵最后的精华，再也没有机会补充了。所以圣克鲁斯海战之后一年的时间，日军再也没有出动航母作战。为什么呢？没有像样的飞行员了。现代战争，尤其是这种海陆两栖作战，一旦丢失制空权、制海权，那基本上陆战就是鸡肋了啊！所以在海陆双线失利之后。 日本人再疯也得考虑一下后路。美军这边赢了制海权，岛上的陆战一师开始反攻，几番苦战到十一月八号，白武下令撤退，很多被打散的日军逃入丛林。但是日本呢，仍然通过东京特快运送部队上岛，双方再次进入了对峙。为了支援岛上，日本海军派阿部弘一中将率领的舰队炮轰亨德森机场。 主力是比瑞号、雾岛号战列舰。十一月十三号凌晨，阿布遭遇了两支美国特混舰队。擅长夜战的日军几乎全歼了美军，两位特混舰队司令塔拉汉少将和斯科特少将双双阵亡。但是阿布害怕美军飞机，没敢炮轰机场就撤退了。啊，可是舰艇跑不过飞机。 当天下午，他们就被瓜岛上的仙人掌航空队和海军的飞机轮番轰炸。比瑞号战列舰被重创，只能自沉。晚上，赶来支援的华盛顿号战列舰发现了雾岛号，一番炮战之后，凌晨三点，雾岛号也沉入了海底。这是日本二战被舰炮击沉的第一艘战列舰。这次战斗呢，被称为瓜达尔卡纳尔海战。 海上打的是很热闹，瓜岛上的日本兵啊受不了了，为毛呢？没粮了啊！这个时候的日本兵，六天没有得到任何补给了，平均口粮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开东京快车的日本人发明这个绝招，叫浮桶运输啊，把一大堆油桶或者天然气桶清空，装上物资，用绳子拴起来。驱逐舰快开到瓜岛的时候，一个急转弯 那就是把这一大堆油桶甩出去，顺着潮汐可以飘到岛上啊！连这种招都用上了，就可见日本这补给线啊惨成啥样。就这样，小日本补给也很困难啊！十一月三十号夜里，日军这个运输的这个。 田中赖三舰队正准备扔浮筒呢，美军赖特少将指挥的舰队开到了。一通鱼雷攻击之后，巡洋舰紧跟着开火，田中的舰队只能放弃扔桶，转过来进行反击。那这就是塔萨法隆加海战。一晚上的战斗下来，田中的舰队击沉一艘美军巡洋舰，击伤了三艘，自身只损失了一艘驱逐舰。但是呢，向岛上运输的任务没完成。 到了十二月，瓜岛上的日军仅仅因为饥饿和生病，每天就要挂五十个，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田中在运输过程当中再次损失了一艘驱逐驱逐舰，所以到了十二月十二号，山本终于提出放弃瓜岛。二十六号，日本大本营同意了。此时呢，这个疲惫不堪的美国陆战一师也从瓜岛撤了下来。啊，几个月的战斗。 让陆战一师减员也达到了几千人，但是他们扛住了啊！这个现在咱们看陆战一师的军徽上啊，一个大大的“一”字然后写着“瓜达尔卡纳尔”啊，也就是说这场战役是这支部队永远的荣耀。接替陆战一师的是美国第十四军，陆军第十四军总兵力超过五万人。 他们陆陆续续发动了一个多月的攻势，打死了大概三千名日军，把岛上的日军压缩到了瓜岛西部的一小块地方。所以，转过来年儿四三年一月十四号，日军开始了“克号”撤退行动。 哈尔西这边发现以后啊，以为日军要再次增兵瓜岛，那就派出舰队呢支援瓜岛。结果芝加哥号巡洋舰被日本飞机击沉，哈尔西呢也就不敢大意了，让大部队在瓜岛以南的珊瑚海集结，准备迎击日军进攻。没想到小日本狡猾狡猾的，计划十分周密。到了二月一号、四号、七号三次撤退，把瓜岛上的一万多残兵败将全部撤了出来。 而美国这边，不论岛上还是海上，都还在严阵以待，等着日本大规模进攻呢直到最后，是吧？这个都一无所知。两天后，在瓜岛上找不到日军踪影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到了二月九号，美国十四军军长帕奇少将才意识到，日本人已经溜之乎也了。至此，经过六个月的激烈争夺，美国人终于完全占领了瓜岛。 半年的瓜岛争夺战，美日双方陆海空交战三十多次，美军阵亡七千人，损失二十九艘军舰，飞机六百一十五架。日军这边三万一千人丧生啊，很多都是饿死的，军舰三十八艘，飞机七百八十架。尤其是有经验的飞行员损失惨重。 瓜岛战役是美国在太平洋反攻的第一步，美军第一次在地面上跟日本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拉锯战，而亨德森机场和后来修建的几个新机场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了美军前进的重要保证。在战略上，日本人从此在太平洋失去了主动权，很多日本包高层啊，包括这个后来啊，包括什么星野直树啊、永野修身呐、河边虎四郎啊这些人。 都把瓜岛战役啊这个看作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如果大家听完我这个三集讲的觉得不过瘾，那我推荐大家呢去找一本书叫《细细的红线》，就是描写瓜岛战役的，写的非常好啊。如果你觉得书你不爱看，还可以看同名的电影啊，里边呢集合了两位奥斯卡影帝啊，西恩潘啊和阿德里安布劳迪，特别的好看。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